课文一，在朋友家。今天是十二月二十日，新年就要到了。新年你准备做什么？我想去北京旅游，北京很不错，我去过一次。你买票了吗？还没有呢，明天就去火车站买票。日。 年票，火车站。